锵锵三人行，哎，咱们今天有宝气啊！香港永宝斋的斋主翟老师又来了，这这翟老师上次来就给我们指点迷津的啊，不敢当，不敢当。刚才这个做节目之前，翟老师还讲呢，他做这行很多年了，说现在做古董的好像给人感觉地位很高似的哈，其实他说过去很惨的，就是这社会地位感感觉跟一狗腿子也差不多。呃，这反正我们的地位是。 不是太太那个什么尊重的那种地位。呃，从什么时候你感觉不一样了，水涨船高了？应该是九十年代后吧。九十年代后啊啊，呃，还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中后吧。中后，香港出了个徐徐展堂，徐展堂这个大收藏家，影响力爆华丽啊，影响整个全球都知道哦，香港有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大收藏家。那当然，以前过去也有很多。 香港有名的大收藏家，比如说刚才我跟徐老师说的赵崇建呐，呃，包玉刚啊，董董建华父亲，董建华父亲呢，他他们都是老收藏家，都非常有名的啊。嗯。还有那个胡慧春啊，过去上海的盐业银行的行长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学徒的时候，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啊。刚才徐老师还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困难？对，整天没钱啊。对。 呃，就是说难找东西，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件东西，但是也难找到客户啊，买家。那个时候市场没有现在没有没有，你买到的你都不知道卖给谁。哎，但是呢，那现在倒是这个卖买家卖家都都多如牛毛啊，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这多如牛毛呢，有多如牛毛的问题啊。对，你看，你说呃，现在吧。 我这翟老师是什么呢？我看是古董行里还是呃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人之一 <laughs> 啊。呃，在北京台也做那种古古古董的节目，但是你看做多了。 招来公安局了。有一回在北京台，他做节目的时候， <laughs> 公安局找他来了， <laughs> 把一个厂里的人吓坏了。 <laughs> 但是咱们可以先埋一个伏笔啊，待会儿再讲是为什么啊。我就跟你讲，徐老师最近呢出了一个话题，我也是看中央台的新闻，我觉得中央台记者也也也挺阴的啊，跑地摊上买。 买个碟子一百块钱，买个小罐子哈，这这个五十块钱，买一个什么什么呃什么写的《金刚经》是吧？一个一个字儿是吧？都是明清古物，几十块钱地摊上买的。然后说呢，我要参加拍卖。然后呢，他们就可能是偷拍吧，带着那个机器就到了这个北京的两家嗯拍卖公司嗯都拍下来了嗯拍卖公司说你这个东西可以上我们明年的春拍，咱们这个底价就定十万啊，你这个东西咱们底价定这个。 一百万啊！他就说在地摊买来的，眼睁睁拍卖公司就让让让拍，然后说呢，就是你交一两千块钱或者几千块钱，有这个要给你出图录啊，要印本书啊，要给你出的图录费，什么什么一些手续费啊，行，我们就上拍卖。就说拍卖行公开作假？不是，这是这他得解释解释，不是这，他不是这个问题，他可能是为了不管你东西真假，先赚了你。 五千块钱，嗯，土路费、手术费，先帮你印个目录，对，那比如说十件就五万了，对不对？一百件五十万，他那他其实还是造假啊，不是造假，他是根本这个把关这个拍卖公司的宗旨有问题。你知道，就是他们对不是他不收，他也不想拍卖掉，他只是说你拿进来。 他就已经赚了这个叫报名费。对，我听一个人说呀，说你别以为那么多冤大头，就是说他拍卖不出去。嗯。真的，你说人花一百万是吧？难道不知道找找个翟老师这样的给看看吗？难道真就会买吗？他拍卖不出去，但是就作为拍卖公司来说，收你一千块钱，我也赚了一千块钱。对。对吗？我有什么本儿？他录下来有他跟这个对话，跟着经理说说你既然说可以上你们的春拍，那我这个东西就是老的了。那个经理很会说话，说。 我说能让我们拍卖啊？我是说你这个东西有市场价值，但我不管你这个老的、新的、真的、假的，那是鉴定中心的事儿。你可以找鉴定中心，鉴定中心要收鉴定费，是吧？我们拍卖公司就管拿你的东西去拍卖。对，怪不得现在我看央视现在有个主持人比赛啊，主持人比赛里边有一个叫人即兴发挥啊，就搞了一个漫画。 一个漫画，一个文物专家。文物专家桌上放的几个几个这个贴，就是说，呃，宋代五千块，唐代两万块，嗯，明代一千块，你明白这意思？ <laughs> 就是说文物专家有名嘛，这样你拿这个东西，你要我贴什么，我就你要付多少钱，我就给你贴。哎，呦，对对对，这是个讽刺了，虽然讽刺，但是看来是有生活依据。徐老师，你说出这个真情来了。 你看，是另一家记者呀，揭发了一个潘家园附近一个大厦里的一个这个北京金坤国际拍卖公司里头有个六十多岁的鉴定师，叫严老师， <laughs> 也被记者拍下来。你可以看看严老师这张照片，对吧？这是在电视上，他们严老师说就写大明成化嘛，这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记者在地摊上 <laughs> 买了这个一百块钱、两百块钱的一个是大明成化年，一个是大清康熙年制的。 还有一个什么齐白石的水墨画，就找这个他鉴定啊，说他一看这个小碑，他就说啊，这是正经的，大明成化年的宝贝。然后呢，记者就说，哎，我花一百块钱，我还真的捡漏了吗？严老师能给开一证书吗？严老师毫不犹豫说，一张证书一千块钱。 <laughs> 然然后呢，还特别嘱咐记者，你这个卖给啊似懂非懂的人，不要卖给真懂的。 <laughs> 挺逗啊！ <laughs>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可以讲讲他了。为什么他在北京台做时候，公安局的把他给找下来了？啊！突然间，北京台的主任，管我们节目的主任，哎，翟老师，怎么会有公安局找你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说，嗯，没有什么事情吧？什么事情啊？后来就是说，说你签协一一个案件，说卖甲骨文。 啊，港人在北京作案。对， <laughs> 我想一想，我好像那么多年哈，没卖过一件东西，在北京，没做过一单生意。就是真假不去讲，他就是没做过生意，我根本就没做过。 <laughs> 好，所以心里踏实。我很踏实。然后我说行，就就就就叫公安过来找我吧。嗯，那我就在那个。 后台后台啊，这好好几个警察呢。嗯，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那么大的案件怕你香港人难收拾。 <laughs> 四千万，签下一单这个古古玩交易是什么？是一个典当行，被人押了一批东西，被人家了一批东西之后呢，典当行呢，我说你典当行，你凭什么相信这批东西是古古玩？那么典当行也很精，请了一个老专家啊来鉴定我的所有的东西，那么。 呃，后来那肯定是假了，假了之后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卖就是压的那个人就跑了嘛，跑了之后就不熟了嘛，不熟了后来就报案报案，把那个压的那个人抓到，抓到之后呢，因为他要证明这笔东西是好的啊，我看翟建民翟老师买的，就公安局审他嘛，你这东西是假的，是谎报，是是假，你说你在谁那买的，他就说我跟他买的，我 <laughs> 我还以为公安吃不准，请你来做鉴定呢，双版。 以为我卖给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就押给，押给典当行了。结果你一看，确实是假的，啊，我看照片就是假的。假的那那老专家怎么回事呢？老专家呢是有时候呢，这这里也说到，有时候专家他有时候也是鉴定方面哈有有松有紧吧哈，我不能说松有紧，有松有紧。那么那么后来这个老专家我也认识。 我认识，后来我就说，那这个事情圈子里的人，嗯、对，根本呢，呃呃呃，与你也没关系啊。我就跟老专家讲，私下打了个电话，我就说你是几点看的这个东西？白天啊，下午啊？然后晚上看的，灯光不好。嗯，对，我说你就说灯光不好呗。啊，在车上， <laughs> 灯光不好，以后记得找专家，大白天去。呃，但是老专家也是出了书证的嘛？他有签字。 哈哈哈哎，待会儿我再给你看看老专家的证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央视他采访这个，他那个意图是提醒。就最近不也有一个争论吗？就说这个投资艺术品是不是能抗通胀？ 嗯，抗贬值。嗯，呃，有人觉得当然是可以了，是吧？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实际还不如黄金，因为这个东西啊门槛太高了。嗯。所以呢，这中央台就是说啊，现在很多人有钱不是没处花吗？没处不知道该放哪，放银行没利息吗？全涌入这个市场。他就说你要当心，不是拍卖公司、拍卖会上的，你就都可以举手买，你就当冤大头了嘛，对吧？哎，咱们可以跟翟老师一块看几张这个照片，这个你瞧。 这樊家井仿古村，这就说这专门造假，那专门造假的，高仿高高仿真的。你再看下边，哎，这就是咱们节目曾经说过的那个这个谢根荣嘛，是富上了富豪排行榜的，拿这个骗贷十个亿嘛，为此银行的这个副行长也这个这个上上法庭了，嗯，对吧？也也成被告了，就说这东西为什么价值二十四个亿呢？ 说找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 <laughs> 我就知道有一陈伯达和杨伯达在内的五六个老专家，其中更老的一个专家是他们的权威史树青啊，然后做的鉴定，开的这个书证，说这此东西是真的国宝，二十四个亿人民币。他们说全天下、全世界也没有敢开说二十四个亿人民币的。对，我们这个老专家，但是这个。 这个行呢有没有惩罚呢？这个这个照说，比方说我们如果大学里，比方说你你给我一个假，我给你开个文凭，那这是犯法的。嗯，这个你轻则你你的位置就没了，重则你是要刑事责任的。 嗯，那你你你身为一个文物专家，如果你开了你你使得银行啊或者使得典当行啊等等等等使得人家商业机构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甚至那个人还要诬诬陷这个人，这个这个有没有一个惩罚机制呢？这个？ 徐老师，这个吧，你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了啊！我知道香港的大学教授收入是有名之高， <laughs> 这 <laughs> 他这个他，我反正翟老师啊，好像是想为这个老专家也对对对说两句，好像听是挺可怜的是吗？ <laughs> 很简单哈，徐老师，你说过去这些专家啊，可以说是一辈子就为了这个学术生或者是这个研究一辈子几十年贡献在这个行业里，奉献青春，对吧？ 从读书啊到大学考试等等啊，进入某一个政府的机构，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啊什么考务所等等。我们想一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的工资多少钱？九十年代多少钱？现在好不容易熬到现在两千了，两千年，据说工资现在调升到，呃，两千年的时候好像三千，嗯啊，现在好像达到四千，四千块钱，包括。 一年的呃这个这个奖金，某些大博物馆还有一些奖金给这个这个员工啊研究员等等。那么吃喝拉撒，在北京你说这个匹配有多大？你不能天天比如说啊就吃个咸鱼白菜吧， <laughs> 是不是啊？ <laughs> 如果有个孩子，嗯，加上一个孩子读书或者怎么样大学，对吧？ 啊，很多呃，我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希望有一个有一个小的自己的一个蜗居，嗯，对吧？那你就凭你四千块钱，每年给你一万块钱的的奖金，你怎么维持这个高这个、高物质的生活？金缕玉衣到后来闹出来之后，谢根荣那头说说，我给他们二十万什么鉴定费，老头一说说没有，我们就拿了几千块钱 <laughs> 什么的。像所以很多专家呢，我们呢就应该要。 要要理解一个情况，是很多专家很喜欢专门去鉴定啊，平均每每一件五百到八百，拿拿了 <laughs> 拿了印章就每天就印，这个这个人民币呢，讲起来很很惨的一个故事，其实其实他们那些专家实在太穷，所以他这个职业道德啊，就我们我们平常讲这个职业伦理啊。 他那个因为职业太穷了，他那个职业收入不能维持他的基本的尊严跟生活，哎哎，所以他他没办法，他的职业的怎么来说，他必然要违反他的职业伦理。 才能现在有很多职业，我我我上次到到十大校庆，我们还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在什么情况下会丧失他的职业伦理？就我们以以前讲前三十年是政治伦理取代一切，我们当工作的时候，你不叫工作叫革命工作，对对对对，对不对？所以革命有了，那工作就自然有了。对。但是到了后三十年，呢家庭伦理就盖过了革命伦理了，盖过了政治伦理，但职业伦理始终缺位。 始终是缺轨道。那么现在人家理论上，就我们书生的来讲，我们职业伦理应该跟家庭伦理、跟政治伦理放在平等的地位。那余下来就出现了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职业职业伦理要人家爱好有两点：一，你要热爱这个职业，嗯，对不对？你第二。 我就算不热爱，我也有些底线不能不能违反。嗯，比方说，我不能三鹿奶粉，我不能放这个东西。嗯嗯那么热爱的，等于说，比方说记者，我去不冒我生命危险，我去采访；，比文物专家，我一辈子做这个。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职业，它的好处就在于职业外的收入。没错。 因此呢，他这个位置之所以大家愿意做，就是因为可以违反职业伦理，所以这就悲惨了。所以我曾经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嘛，我就说呀，你要让每个人他收入最主要来自于他的本职工作。 这样啊，我们的各行各业水平都上去了。对，现在比如说演员，为什么演技也不怎么样啊？因为他主要的收入不是片酬，他是在这儿出了名，他在那儿拍广告，对，所以他去走红地毯的功夫很厉害。他演戏他不钻研。对啊。我们主持人也是一样，对吗？你一个医生不是靠工资，而是靠红包。对，你一个老师靠学生送礼，这送礼。 那这样的问题，你你叫他，你叫他，你而且你收到这些东西一定违反你的职业伦理。所以这样慢慢呢，就引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水平真的每况愈下了。嗯，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也听，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收藏的。嗯，我听他们讲啊，就你们这里边有这个专家，嗯，理论派，嗯，和这个实战派，嗯，他不一样。我跟这个实战派接触的多，嗯，他们瞧不起专家。 他们说内吧，不不不不不不不 <laughs> 不，你你属于实战派，打断一下， <laughs> 我们属于实战派啊，我们也很尊重，很尊重也很很尊重，但是是是呃理论派专家瞧不起我们这些，是吗？实战派，什么叫实战派？就是呃呃掌握市场行情啊，有进出的。我我我这么给你讲吧，你像我有的朋友就讲。 说你那些个戴着眼镜在办办办公室里一辈子没买过东西的人，你研究个什么？而且你真的你能看到多少？他说，一个人只有花自己的钱，对，买东西的时候，这个啊，你是最认真的，你是最负责的，对吧？因为要花一千万呢，你辛辛苦苦的钱呢，你要买这东西，你不得花最多的功课去钻研？对，这个里边的交的学费啊，没错。据他们认为，所以这专家真正的血汗呢。 真正的血汗，那我就就做个比例啊，五万块钱一件吧，就是二十年前啊，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五万块钱一件，你能输多少件，对吧？你输个两三件就十几二十万了，倾家荡产了， <laughs> 都没没都没命了已经。 <laughs> 你现在输不错，好输就是我看错了几件，那几万块钱、十万二十万无所谓，但是现在摸一下就过千。 摸一下就打几百万，就是你碰一下一个东西，一件一件古玩就一千几百万。哎呦，对吧？嗯，你不敢出错，没错，没错，不敢。所以我们实战派是磨练的，真的是顶尖的。 <laughs> 这是不是夸我们啊， <laughs> 不是夸我们，这个这个比例，对对对，那还有实战派是业务水平很高，理论家主要在开证书 <laughs> 收钱，那理论的专家广告啊，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到这里啊，我们。 这翟老师一讲，他们实他太激动。 <laughs> 为什么激动哈？有时候呢，我们受到一些所谓专家打击我们。他说什么呢？就是哎，这个东西假假的。嗯。他说完了，他拍拍屁股，他走了。那我们背，最后 <laughs> 要背负好多好多事情啊，责任呢，对不对？好多责任。是。我们要判断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代表什么？讲粗一点哈。 我们代表钱，那我跟你估价十万块钱，九万你能卖给我，我就给钱给你，对吧？我跟你估市场值十万，那我们有百分之十的空间吧？是，我我就数钱给你了九万。是啊，是，对不对？是啊，无论 OK 不 OK 的，不我真假都是你来承担责任了，我就背了。嗯，那专家不懂啊，昨天帮你看完了，好啊，不错说这值一百万，值一千万，他不，他不等于。 能够跟你变一千万呢？没错，没错， <laughs> 没错，二十个、二十、二十几个亿都是这样出来的。但我想，呃，你讲的这种矛盾啊，有一个我这个旁人不懂的一个一个想法，就是那那些很有实力的经济的拍卖行，嗯，或者是你们的那个那个商人，嗯，他就应该专门花高薪或者是有经济利益牵涉，请专家。 就是他把专家绑在他的这个责任里边，比方说你评价一个东西，你有百分之多少的利益在里面？那这样不是最可靠了吗？他既有经济利益的承担，又是很高的科研水平。那不行，那有世界有名的苏比加士德这个专家，对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呃呃呃永远他见到任何东西，他们都不会改变他的宗旨呢？他们的专家本身他自己就已经。 收入很富裕，嗯嗯嗯，对吧？嗯嗯嗯，所有的进出啊，什么什么头等机票啦，住半山啊等等，他们已经很富裕，而且他们的宗旨从这个行业就流传的，就是这个行业啊，我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都是啊，不受任何什么这种 commission 之类的，commission 啊或者是受贿啊等等这种行为。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们呃。 把东西放在苏比拍卖吧，比如说哈，嗯，拍完了，哎，卖了不，价钱不错，我们送他一个小笔呀，我或者是怎么样哈，都不收的。啊，虽然我们跟他朋友很好，是下你请我吃顿饭行了，哎呀，不不，不需要不需要。对，哪怕是更钱，所以本身他就吃的这个。 这个很富裕，有规矩了，人家也就已经上了轨道了。对对对，哎，这个你和苏富比，像这他们的这种拍卖行，他们保证真假吗？五年，什么意思？实杂是保五年，五年之后啊，你再来退的话就不退了。啊，五年你要能证明是假的，假的，退回他还退，哇，这个厉害。 那中国国内的拍卖行有没有这么办？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